用这一法讲用心，这个用心的全过程， <clears throat> 就使这个心要起变化。 起心的量的变化，还要起心的质的变化。我们现在是凡夫啊，凡夫也有心，将来开了悟了。 开了悟就不能说是没有心啦，那就是说有一个没有悟的心，有一个悟了的，就是悟后的这个心。众生有心，佛也有心，啊。 司法界都有心，没有心就不能够称为司法界。 <clears throat>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是人法界，我们所具有的呢是人心，虽然说。 人心跟佛心并不隔多少，啊，甚至于说人心就是佛心，佛心就是人心，而我们现前所受用的这个心，就是人心，就是妄想心，就是烦恼心。 要使得我们这个人心要起变化，转返成圣，转迷归悟啊！你看，我们现在用心，只 <clears throat> 要你认真的用心。 这个心的心态、境界，它是不断的在变化的。不但说是十法界，每一法界这个心态都不一样。就是拿我们这个人法界来讲，每一个人的心态也不得一样啊。 就是我们这个禅堂有这么多的人，在这用功，功夫有深有浅，有会用有不会用，有初发心的，也有老禅上座，能够说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何况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是凡圣同居土。 这个丛林呐，道场啊，龙蛇混杂。你看那个龙，跟蛇就不能够相提并论啊。蛇的心，跟龙的心，它也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讲着用功。 讲到用心，这个心呢，在不断的就起变化。有的时候， <clears throat> 我这个一生一世从来也没有遇到过，就是我这个一应用起功了呀，就有某种境界出现，啊，你说奇怪吗？不奇怪呀。 那很正常的。如果你要这个用功的人，要是没有警戒，那才是奇怪呢。因为我这个凡夫的心，从无始劫以来。 都在妄想堆里下，一天到晚打妄想，胡思乱想， <clears throat> 稍微有点功可用，哎，这个心呢，处处的得到一点休息，这个心就起变化了。你看那个水吧，还是大海里向的水。 它是小河里下的水，当这个水在混住的时间，它什么都不显现。这个水要清了呢，哦，它就会现一些相了。我们这个凡夫的心。 在用功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也是这个样子的，先逐渐逐渐的，好像是啊，烦恼少了，妄想也少了，哎，这个新的境界就有了。这个境界当中。 大二分之都不出两的，一个是善境界，一个呢是乐境界。善境界什么见光啊，什么见华呀，啊见种种的睡相啊，就使你看到这个境界，啊生贪著心。 好境界，都希望这个境界呢长线浅。善境界，对你这个用功的人，这个身心，他会起一种清安舒适的感觉啊。有了这个舒适清安的感觉。 容易犯个什么毛病呢？贪住，啊，这好的嘛叫贪呐。比如今天吃饭，小菜好吃，多吃两口，它不就贪吗？嗯，贪是用功的人一个病。 那么遇到恶境界呢？恶劣的境界，啊，甚至于是恐怖的。那么当然，这个恶境界，它就不会贪了，啊，它就起一种排斥作用。那你也不要怕呀，啊，遇难不惊。 遇到好的境界也不能够起贪心，所以那个经中告诉我们，好的境界，这就是善境界；不贪呢，那就是善境界；一贪，这个毛病就来了，啊。那个《冷烟经》讲五十种阴魔。 啊，都不出乎这个五个范畴，就是舍受、想、行、识啊，舌音、区域乃至啊，受、想、行、识区域，每一个区域有十种，大而言之，实际上呢，那个境界的现象呢是很多的。 不住他，这就个善警戒啊！你住，那就是坏事啊！呃，有些这个这天魔外道啊，这乘虚而入啊，破坏你的道心。所以宗门下讲用功啊，一个要视作路途，还要能够打破警戒。 打破警戒，就是你要试着这个警戒不住它，那就是好警戒；一住，那就是坏事情。不住是好警戒，不住啊。比如我这个在这个这个用功的定中，会有种种警戒的。你不贪住它，那警戒还是在呀。警戒归警戒，我不贪住它。 这个不贪住，他怎么能够不贪住呢？好的，我就欢喜嘛，这人之常情啊。 <coughs> 这个常情，那是顺情的，而不是随智的。这个佛法，啊，谈生死一方面，这叫做随情。 谈到了生死呢，那叫做随智。情，就是贪著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角三叹其灾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为什么事情不能够正得呢？ 就是因为有妄想，有制作。说这个生死还不简单吗？说有人不晓得什么叫做生死？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，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生死？就是妄想、制作。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千真万确的，不得妄想的没得妄想了，那有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嗯没得妄想了，那你的本来面目全体显现。所以古德讲：“但尽凡情，别无圣解。”凡情尽了，哎，那你这个佛心就现前了。 讲道理，佛法讲道理就这么简单。这个进凡情怎么进法的呢？ <clears throat> 无量劫来，这个习气毛病啊，就是习气啊，啊，妄想什么叫妄？妄想就是习气嘛，啊，由来已久的，不假作意的。 任运而运的，说是起鹤造业，啊，说轮转生死，无因崎区域。你看看那个《心经》啊，观世音、观观自在菩萨，啊，恨善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问皆空，这个五问。 啊，这个无哎是一个根本法，我们也常常呢提到这一点，啊，嗯，照见无问皆空啊，嗯，那个《楞严经》观世音菩萨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圆通。 文思修入三摩地，从文字修入三摩地，那就是破五阴的啊，一直到生灭灭这个，呃，生灭灭已啊，这个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啊，忽然超越世间，十方圆明。 得耳书上，那就是全过程二十五元。这个耳根远通就是破这个五音的。 <clears throat> 禅宗是不讲这些个教相，可是你要真正用功，他也要走这一个过程啊。说我们禅宗禅念佛是谁起疑情，讲开悟。 啊，还是小悟，还是大悟，这个过程都是心地法门呐，它必须有这个过程。但是禅宗的禅堂里不讲，也不讲这个“位”字，就是禅宗里像讲一个三观，这个三观与 <coughs> 啊。 也没有一个与教下相应的肯定的这么一个说法，啊，破这个五阴，这个五阴，这是个生死的根本。虽然是生死的根本，说说了了生死以后，这个五阴就没有了吗？啊。 施法界都有五音的舍受想行识，要是概括来说，就是两个字：一个舍，一个心。施法界一切众生都不能没有舍，也不能够没有心。 我们现在是做人人法界的众生，这个人法界的众生有没有舍呀？ <coughs> 舍是什么东西？舍就是我们这个舍身，这叫个正报啊。 由因感果，修的人道之因，感的人道之果， <coughs> 这叫做正报。那么这个正报还有一报，这正报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、人类世界。 那么，既然作为一个人，单有舍，单有这个身体，没有心，这个舍是不能存在的。这个身体如果没有心，啊，假如说我们这个人啊，总有老死的时间，就是一期果报要是借书了，你这个心完成了历史使命，离开你这个身了。 你这个身体就有坏，啊，凡夫的这个身与心呢，是因为我有业力的关系所结合在一道，既分而离，既离而分，无因。在佛法里讲。 这个初发心的人呢，要是了解想了解也了解这个佛法的大概的情况，这个也是一条线路。所以每每有些人，在禅堂里想用功，功夫用不上去，一心起不起来，一心起来呢不得力，啊。 好像是他要缺点什么东西，好像我懂的东西太少了，啊，这就是对于这个移情念佛是谁这一法没有认真的相信他你看，古来的人，这个念佛是谁，他闻到这一法，他就深信不疑。 啊，不开悟，一直把这个念佛之水摆在心里下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啊他也不问你这个什么道理，他相信呢。啊，所 <coughs> 以有一位法师讲到一个人学念佛的。 那么这个人呢，也不是有文化的，也是一般的粗人，什么道理也不是，也不懂。哎，他听到法师跟他讲说：“你要了生死，我就告你啊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一定能够了生死。” 他就深信不疑，嗯，他并未说在这个念佛这一法上，哎，东想想西想想，究竟这个念佛是不是能够修生西方啊？有没有有没有把握啊？啊，西方有没有啊？啊，怎么去啊？他都没想过啊，他就深信不疑，啊，念了三年佛。 他站在这个地方往生了，站在这个地方啊，一直站了三天。如果说他要听着这个念佛的这个法门有如此殊胜，他要心里想要起一个分别心，那他跟西方极乐世界是去不了的。啊，毫厘细念，三途夜阴 啊，有一念，你在这个，你这个思想摆在娑婆世界，就这个一念就把你拽的，你就走不掉，还要多吗？要是我们禅宗学参禅的人，对念佛是水起疑情这一法。 能够深信不疑，你说是这个深信不疑，将来他的果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小一小悟，大一大悟啊，不疑就不悟啊，啊，这是不期然而然的。这个开悟不是你求的，求是不能开悟的。 啊，因为你求那个心呢，就是个妄想心，以妄想心为因，怎么能够得到开悟的果呢？如果说你这个参念佛是谁呀，我这个参不上去，他心里就就就犯嘀咕了。说别个地方不参念佛是谁？ <coughs> 大陆的禅宗道场，啊，从宋明以后，那也是经过过来的禅宗的历代祖师共同制定的，都参一个念佛是水，啊，那个禅宗有一千七百公难都舍之不用。 什么狗子无佛性啊？啊，父母未生前呐？啊，嗯，什么这个万法归一啊？那多了， <coughs> 一千七百公难那就有一千七百位祖禅宗的祖师，都是。 应急社教，用在当人，是用在当时。啊，你像赵州茶，赵州老人运用的，啊，他就用这个办法接人。啊，这云门饼是云门祖师运用的。 用这个方法来接人，那如果说你能参念佛是水呃，也能够参狗子窝佛性，那么你现在我们也可以用赵州茶来接人吧，啊，我们也可以用云门饼来接人呐，因为你不是赵州，也不是云门，至于说。 参念佛是谁？我们再给大家说一次。这有人呢，就是说他说，就就是就是说，这个参禅的人呐，这个心妄想多，啊所以他不能用功啊。他总在这些个啊想来想去的。他说是念佛是谁可以参。 我吃饭的是谁？不是也可以参吗？那走路的是谁？是不是也可以参呢？啊！如果要是这个样子参下去，那你的头绪就太多了。啊！用功用功，无论大乘法门、小乘法门，要想在这一生一世要得到成就。 你必须要专修，啊，要专修啊，哎，不能够咋修，有一点咋修，你这个一生一世不得成就，绝对不得成就。专修这一法尚且还难成就呢，杂修。 更不得成就。为什么事情那么多的味那么多的是谁都不能参，专参念佛的是谁？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吗？啊，我们这个念头。 虽然说要无助生心，不是要无助生心吗？ <coughs> 无助不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不住在尘老妄想身上，那是不要住的啊。至于说禅堂说是啊，不不是，呃，有佛处不可住。 有佛的地都不能住，无佛处即走过，哎，那又是一回事情。对我们初发心的人，还不能够提到那么高的要求。嗯，你说讲道理，哪个不会讲啊？了得业障本来空，可是我们现在没了啊，啊？ 你了了，你可以说是业障本来空的；你还没有了，你能够讲述业障本来空的吗？那个生死，生死浩然，空不了的。我们上一次也提到的，谭旭老法师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影城回忆录》。 他呢，亲近天台宗的提线老法师多年，啊，那个提线老法师据说也到北方去弘法。 <clears throat> 有一些老法师呢，啊，生毛病害毛病，害得蛮严重的，啊，打针呐、吃药啊都不见效。 还蛮痛苦，啊！你说空啊，那个提贤老啊是是天才中近代的，那是一代高僧啊，一代祖师啊，啊，天才的教官，啊，这个天才教官嘛，现在用的人很多。 老法师害病害的蛮苦恼，啊，这个久病这打针吃药都治不好。当时有他有就有他一位学生呢，啊，他那意思呢就是难为老法师。老法师，你这个打针吃药，啊，固然，如果打针吃药都不能见效，你用用你自己的本事嘛，就像我们参念佛是谁一样啊。 啊，嗯，自有安仙法，八苦交煎总不妨，啊，那也是用功的人，哎，他这个功夫呢，就有能力了，你想想看，啊。 门无过客，就是我这个住的这个地方啊，什么茅棚啊、住山住洞啊，哪里有过客啊？啊，除非你是住在城市里向。门无过客，窗无纸，那个窗户纸都没有了，寒风凛冽，啊，炉有寒灰，炉有寒灰这什么叫炉有寒灰啊？炉有寒灰，那个灶里向没得火。啊 啊，诸山诸洞也要吃饭的，啊，哪怕你一天吃一顿，也要烧呢。炉子没着火，啊，还有病，啊，用什么办法来发钱？他说：“劳生自有安闲法。”啊，虽然处在那种艰苦的环境。 他心理上是安的，是闲的，啊，不为这些个病苦来干扰他，这就是用功的好处。所以常说这用功用功用功，平时用功，这个平时嘛，这个心境是太平的，也无边无灾无病的。 功夫得力，平时有十分功夫，到了得了病了，啊，不要说是大病了，就是得一个小病，对你这个用功都打闲差的。不要像大病啊，就是伤风感冒吧，啊，都影响你用功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我们初发心用功，这个功夫的功力呢是有限的，稍微有一点干扰，这个功夫就要打，就打折扣了。用功用功就是用功夫啊铁打房梁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，讲用功。这是中下根人。 都讲究这一道，啊，你就是念佛也是这个样子，啊，你就是修观也是这个样子，修一切法门皆如是，都讲究个用功，因为你不是上根立志的，上根立志的人，你比如漏祖大师，他什么时候用过功啊？啊，他也没入过禅堂。 也没有打过亲还没念过书。他那个开悟的时间，他还没出家呢。嗯，是是一个上山打猎、卖柴火，养活这个啊，这个奉养母亲的。听到别人念金刚经，哎，他开了悟了。 念金刚经的这个人念了几十年，他不得开悟，那就是说金刚经这把钥匙，对漏斗大师呢，那是哎恰到好处，一开就开开来了。所以这个禅宗讲用功啊，用功啊。 啊，用到病的时候也有功夫。有病，你有功夫能够抵挡啊。还有一关呢，最后这个死关，这个死呢，那是生死关头啊，这个头很难过的。没有功夫，你想过这个关怎么过呢？过不去的，啊。 那都要受到干扰，所以要用功，用功一定要警戒，啊，这个警戒，说是说我们这个禅宗，用禅宗的功夫，讲到有警戒，其他法门用功都有警戒的，不没有警戒的。 大乘菩萨，你看看，初地不知二地事，那都是法身大事啊！啊，都是或多或少都破了无明的，不能说我这个破了无明了，破了无明还没能成佛呢，那只能说是分证。初地不知二地事。 那不是警戒是什么呢？ <clears throat> 啊，我现在正在出地了，破了一片无名 <coughs> 要想进入二地，还要深入，还有警戒。所以，这个用功的人、修佛的人，有两点，一点。 这个心境要宽阔，就是心量要大，啊，什么事情都能够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不能自作什么都能容，什么都不能自作如果什么都能容，什么都自作 那个不是了生死，那就是那叫做造生死了。有了警戒，如果你这个人消佛的基础有。 啊，懂得的道理多，自己呢可以能够排遣这个境界。如果自己懂得道理少，遇到境界打不开来，啊，生欢喜呀，生恐怖啊，不晓得怎么办呢？还是取还是舍，就犯这些毛病。 为什么说，说是这个用禅宗这一法，特别是对初发心的，要倚重靠重，啊，我们常说的要依靠善知识，欲知山前路，须问过来人。如果说你对善的现在哪有什么善知识啊？大家都是同同禅共修的。 啊，哪个是过来人呢？人没有过来呀，我们还还有一些个福言俗语留给我们做依据。老和尚在世的时候，过冬打十个七，年年过冬打十个七。 啊，老和尚差不多呢，都天天进堂讲开示，十个七七十天，从来不讲其他的事情，就是单讲一个念佛是谁，也从来没有讲说这个念佛是谁为什么要参念佛是谁啊？为什么不能够参其他的话头？从来不讲的。 不是现在像我们讲话呢，在禅堂里讲，就超出过去讲话的范围。为什么呢？哦，说这个疑情啊，念佛是谁？念佛是哪个念的？不晓得，不晓得就是不明白，不明白就是疑情，疑情就是不明白。就讲到这一点，这是一。 同时还告诉我们呢，找这个念佛是谁，佛是哪个念的？好像是有一个找的人，还有一个被找的个人，啊，就像我们找人一样。哦，说是张某、李某、张先生、李先生，那张先生在什么地方啊？是不是有一个被找的一个姓张的，有一个能找的一个本人？ 好像是有两个人，这个参念佛事这一法，啊，也是经常跟大家说的。 <clears throat> 念佛的是谁？这个佛不是别人替你念的，你说哪个替你念的？啊，也不是佛替你念的。 也不是其他别个人任何人给你念，就是你自己念的吗？啊，你自己念的这个佛，要有人问你佛是哪个念的，你怎么回答呢？明明有一个人在念，明明见不到，啊，就差这么一个关口。 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叫做自心了，自心自己找自己啊。这个样子讲，在禅堂里下呢是过去从来老和尚从来没讲过的。怎么怎么讲法的呢？啊，那有些人他就在这个地方呢，不得事，胡思乱想，在念佛之中做文章，他不是好好的参禅。 安就。既然是自己找自己，那就没有能，没有所，所以佛法是一，而不是二，它是不二法门。自己找自己这个道理，这叫做自信自悟。 不向外持求，如果这个念佛人在外边，在什么地方，那就是向外持求。刚刚我们说的，参念佛是水佛就是念佛这个佛了。念什么佛？释迦牟尼佛也好，阿弥陀佛也好，啊，这个佛。 佛就是脚吗？啊，参念佛的是水，那就是说背称合脚，啊，一念参一念就是背称的合脚，念念参就是念念背称的合脚。你说他不开悟做什么呢？那个祖是立法。 明言善知识，立的法呀，不是我们反复凭想象、凭个人的意愿，哎，那么参天佛是谁？我也可以参走路的是谁嘛也可以参吃饭的是谁嘛那这杀猪的，那杀猪的是谁？一刀子下去了，能开悟吗？嗯，说这些个道理啊，哎 值得大家要注意呢，不能够，你怎么想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啊，佛菩萨过去的历代祖师，天下的老和尚，骗我们做什么？为什么要骗我们呢？我们为什么要不相信呢？嗯，有那么多的妄想啊！参绵佛是谁？ 起提情，是不是我这个提情本参的话头参通了？这个呢，在禅宗叫个破本参，破了本参，你这个提情就了了。 <coughs> 那可以说是不进门来还有可，一进门来事更多。这个移情。 要是总的来讲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全打破？啊，要到成佛。既然讲一就是不明白，那你开路都明白了。啊，你说我开路了，什么都明白了，谁敢说这句话啊嗯？ 谁敢说这句话？只有佛能够说这句话。啊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降伏已还等觉菩萨都不能够说这句话，因为等觉菩萨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的，那个无明是不是不明白呀？啊，那这个一就是不明白吗？这个等觉菩萨他还有无，还有一情。 他必须要打破，才能够成佛呢。啊，你说这个疑心到什么时候？我就是说我这个破了本参的，出出破个本参，都明了了。 <clears throat> 漏斗大师总算是开路了吧？比一般的人开路呢，那还是比较高层次的。漏斗大师什么都明了了。 哎，漏斗大师开了悟了，因为他没念过书，而且请漏斗大师，你给我讲经啊，他说讲经可以啊，他说我字不认得，你念着吧，我听听吧，他还喊字不认得，他就什么都明了了吗？嗯，根本智啊，厚德智，那也有厚德智啊。 那还要修的啊，所以福道长远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根基，一定要持之以恒，啊，不要得少为重，说是我在禅堂里想坐香，啊，遇到一点什么善境界。 身心感觉有点清安，就想坐在这儿不动了，就享受起来了。你看那是好事还是坏事情啊？说打妄想不好，这打妄想是烦恼，是生死。不打妄想，我什么也不想。哎，啊，我什么也不想，好事也不想，坏事也不想。一天到晚呢，就坐在无事假里。 啊，那个天上的那个无想天呢，就是这些人修成功的。无想无想，他也能入定，啊，还能升天。那叫个外道天。啊，真正用心用功的禅宗讲叫做：行行寂寂事，行行妄想非，寂寂行行事。 寂寂无寂非，这是禅宗对初发性用功也是总结的这两句名言各言，作为一把尺子，衡量我们每个人用功是不是这种状态。什么叫做行行寂寂呢？寂。 就是寂静，啊，那个诸恨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以寂灭为着，叫那个寂，行行寂寂，既要行行，又要寂寂，行行这个行行跟寂寂呢是一个体。 体是一个，这两个方面，这一个体就都在两个方面，就是我们这一个当然这一念心，用功的这一念心，既要行行，又要记记。什么叫做行行？行行，就是我参念佛是谁，不明白，而是不是糊里糊涂的不明白。 清清楚楚、历历明明的不明白。我常常举一个例子，我这个生活上最要紧的一个东西呢，就是我身上这把钥匙，啊，我这有这把钥匙在身上，我什么事情都能活动，我能开门呐，能够开锁啊，我就能够活动。 假是在生活当中把这把钥匙掉下来门也进不去了，什么事也不能办，哎，那可是把你急得头头转呐！这个钥匙究竟掉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到过什么地方去过了？啊，我这个钥匙掉掉掉过什么地方去了？哎，那个迫切感呐，我是深有体会的。啊，从我个人来讲。 啊，你说什么掉了，我都可以不在乎。钞票掉了无所谓啊，钞票掉了嘛无所谓啊，啊，那这个钥匙不能掉，嗯， <coughs> 这个钥匙掉了没得魂了，像没得魂一样，非要把它找到，哎，那也是个移情哎，啊，不晓得掉在什么地方，小得掉在什么地方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 参天佛是谁？就像你掉了那个最关重要的、性命交关的、掉不得的，那个东西。那你这个脑子里上是清清楚楚的，我那把钥匙啊，我那把钥匙什么样的，那不是清清楚楚的吗？啊，这叫个醒醒。 啊，那个用功的，这个醒醒的，就是你这个念佛是谁这句话头，叫历历明明的，念念相续，寂寂是啊，醒醒寂寂是这个心的不浮躁，不浮躁，啊，念念与念佛是相应。 行行，就是行行妄想非。如果这个行行，这个行行这个状态之下，如果有妄想，你这个行行脑子清清楚楚，打妄想有一念妄想进来，那就不是的了。这是上头这一句，底下这一句呢，这寂寂行行是寂寂无记非，那个无记。 就是你在这个寂寂的这个状态当中，无寂什么呢？什么叫做无寂呢？把跟念佛是谁这个话头忘掉了，啊，这个都是用功的人的两条病。行行静静，行行寂静是行行妄想非；寂寂行行是寂寂无寂非。寂，就是你的留意处。 啊，这用功的人所以他呢有那些人呢，说我也不我也不慈善，也不那我什么也不要想，啊，以为这就是用功之道，那个他就堕入什么地方呢？那堕到无忌啊，堕到无忌这寂寂无忌非，堕到无忌啊，那他不能开悟啊。嗯 如果你要用功的人，出发用功的人，你这些道理不懂，你对用功就有困难了，容易走偏差，啊，容易走向偏差，啊，这是今天呢说有人呢这样问话，有这种现象啊，顺便跟大家讲讲。 这个小伙的道理多呢，特别对于初发心的，嗯，不得其门而入，啊，也不晓得怎么什么是个佛法，这个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掌握不到要领，啊，你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，哎，这个五阴十法。 司法界都有五音佛也有五音佛也有舍受想行识，也有舍心。司法界众生，你说哪法界不得舍心呐？地六法界也有舍心呐。啊，那个阿鼻地狱，那怎不有身吗？他也有身呢。啊，一人也满，多人也满，那个阿鼻地狱啊，那个身体。 啊，那个后背就方，这个身体嘛，刀山剑术啊，啊， <laughs> 护汤罗刹，那他什么？他这他这舍身呢。啊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舍身一百多斤，啊，还有个心，心呢，我开心为四嘛，舍受想行识，施法界，从地有法界。 乐鬼法界、初生法界、人天法界，哎，四圣法界都有舍心。啊，这个舍心呢，那开始呢叫做五阴，啊，照见五问皆空，度一切苦乐我们现在五阴不能空，所以就受生死。啊。 那个五音空是不是就没有了呢？五音就没有了呢你了都没有了呢我们现在没有了啊，都有五音的。佛也有五音佛也有舍心，佛没有舍吗？三十二相不是舍吗？ <clears throat> 啊，佛也有舍呀。佛说是佛是法身，佛不但有法身，它还有报身，不但有报身，还有化身。 三身即是一身，啊，法身也有相。有人说法身无相，清净妙法身，啊，那个说的他不全面。法身也有相，清净妙法身具相三十二，那这个法身，啊，有身，身就是体，有体就有力。 所以讲到佛法，在教中讲的佛的法、大乘法、小乘法，它都有法印的。啊，小乘法有三法印，大乘法有一十相法印。合乎这个三法印的，合乎一十相法印的，都是佛法。小乘佛法说法不究竟，大乘佛法呢说法究竟，就是这么一个区别。 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现在所行的，我们还是行的是小乘法，还是行的是大乘法，一实相法，啊，禅宗这一法，啊，我们常常自己标榜就是啊，呃，最上法轮，最上法轮，没有哪一法比这一法在最高的。 啊，才所以称为向上一桌最高的了，啊，又讲是佛法的根本，传统这一法是佛法的根本呐。我常常说，举那个上海玉佛寺真禅大和尚，上海玉佛寺有个佛学院， <coughs> 佛学院。 佛学院开课了，就是暑假过去以后，是寒假过去以后要开课了。上头一堂课，上一堂课做什么呢？啊，是都到禅堂里想做一支香。那个上海佛学院用到禅堂里想做一支香作为第一次第一堂课。那个真禅大和尚。 他虽然玉佛寺也有禅堂，也有佛学院，也有禅堂，啊，他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呢，我们是深有感触的。嗯，他说是禅宗啊，是佛法的根本呐。世俗世间法都不能离开根本。一棵树，一棵草，一棵花，不得根儿能长吗？嗯。 啊，一切万法都从此，呃，这个无，这个教中讲的无不从此法界流，啊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这就是佛法的根本。佛法的根本在什么地方呢？佛法的根本在禅堂啊，嗯，哎。 正法演藏，从释迦牟尼佛年华示众，加设微笑一直传到现在，都是这么样传下来的，是教外别传，不利语言文字的啊。传统这一法，佛法的根本啊，那个福县的老师，福县的院长，他就这么认为的，没错吗？没错，啊。 说我们现在所行的呢，不是小乘法，而是大乘法。我们中国根据都是大乘法，啊，行小乘法的绝对少数，除非是那个巴利语系的。我们中国佛教有三语系，呃，藏语系、汉语系、巴利语系，那是小乘法。 小乘法是大乘法的根基基础，学大乘法的人不能没基。